一百年七月八日，名牌大第五讲后半堂。今天去看我儿子打篮球，然后今天下了一后一天，然后去看国小组的一群小孩在他们在比赛，分组比赛。 从这边跑到那边，从这边跑到这边，然后呢，从头到尾那个比赛已经进行五分钟，半个球员都不进。然后换国中组的上来，哎，就不一样了，稍微有点压。然后换高中组的上来，哇，打得好猛！我坐在那跑友，我都怕被他们砸到。然后对，然后国小组的呢，比如说你要发那个，呃，叫什么边，怎么界外球，就是边线旁边那个。 前半场、后半场那个界外球的时候、发球的时候，全部小朋友都挤在前面。然后教练就说：“你果我挤了一堆干嘛？再开再开啊！” <laughs> 然后你发边场界外球都要传球啊什么，全部的小孩都挤在前面：“给我给我给我！” <laughs> 哎，真的很好笑，看小孩子长大很好玩，对不对？啊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还没有小孩。 <laughs> 我要讲怎么嘞？好，我们再把刚才的“自喜客观不能”讲一次。 然后我儿子他们学校每一年从四年级以上开始吧，他每一年都有一个年度大戏，就他们到快学校快结束的时候，他们都一定有话剧表演，比如说表演什么《汤姆历险记》的一其中的一小段啦，哈，比如说表演《虎克船长》其中一小段，是不是？我是笑点很低吗？ <laughs> 我每次都很快，我都知道了啊！四年级的时候，我其实笑到不行，五年级的时候就坐到最后一排；六年级的时候，我就坐在更更更更后面一排，因为我每次都笑到不行。然后那时候很怕被小朋友看到，以为我在笑他，因为他们演的真的很好笑。 然后还有演技哦，还要样子很雄赳赳气昂昂的，他是船长这样子，还要唱歌，然后这样子，然后非常可爱，然后还要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表演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非常好笑，每次都笑到不行。好，我们看一下自始客观不能。 那几个例子是你第一次听过的话，那么你啊，明天礼拜六回去念三遍，礼拜天再念三遍。哎，一个东西哦，好像有一个嗯，报纸上面曾经讲到过，就说一样新的东西，一个新的理论，你平均一般的正常人要念八遍才能进入到你的脑子。有没有看过这个报道？我不是不是我随便盖你的，我是真的，还是几遍？几遍。 <laughs> 那我们就把它当八遍来处理，多加一遍，勤能补拙吧，哈。就是说，不要以为你今天听过了，你就你了解了。我常常会鼓励同学说，了解了就懂了，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大家再念个七遍、八遍，哈，就是说，啊，所以你明天、后天回家各念个四遍、五遍，哎，这个东西就会进入到你的脑子里面。那我们把它再整理一下，就是这个自始客观不能的太阳简 基本上来讲，它是一种权利的瑕疵，那它的效果会不不一样的。那我们依照物质所有权的买卖，跟其他权利的买卖。 所以说，三百四十八条做这样的分类，它其实是有它的一些一般道理。如果是属于物的所有权的买卖，而该物是自始客观的不存在，那我们会说这个所有权永远没有存在的可能，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那这个契约就永远没有被实现的可能性。那所以这种类型的契约还是要用两百四十六条来处理。那可是如果是属于其他权利的买卖， 那包括我们举过的债权的例子，包括存在于标的物上面的其他的定限物权，就不一定。有的时候要适用三百五十条的规定，有的时候还是得适用两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它们之间的差别点就只在于该权利有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只要它有存在的可能性，它就会被认为这个契约有被实现的可能性。那这个契约我们就不会这么快的论断它是无效，反而认为出卖人应该要负担保责任。那之所以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就是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曾跟同学说到过的。 之所以有权利瑕疵担保责任这种体系或这个责任太阳的出现，就是因为一个权利的买卖是一个抽象权利的东西，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克这个出卖人一个比较重的责任。你既然敢把敢把这个权利出卖给别人，你在出卖给别人的时候之前，你就必须要去确定该权利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我要克你一个比较重的责任，我不会这么快的去论断这个契约是无效的。 只要它有一点点被实现的可能性，我不断论断它是有效，而且我还要出卖人负一个担保责任。好，那我想我们再把它做个整理，你回去再去对照我们举过的这些例子，包括债权抵押权的买卖，包括地上权的买卖，包括物的所有权的买卖，再想个几遍，我想应该是 OK 的。好，那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是自始的主观不能。 这个我们在讲到己负不能的时候，我们曾经说明过。我们再把这个部分这个呃整理一次。所谓的自始主观不能，主观不能指的是该标的物或这个权利是确系存在的，只是债它不属于债务人所有。 那因为自始的主观不能跟客观不能，我们常说客观跟主观不能，我们是依照给付之人的范围来加以区分。如果说这个标的物这个权利根本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包括债务人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使它有去有实现的可能性，那叫做客观的不能。那主观的不能是，只要债务人之外有任何一个人可能让它实现，那我们就叫它主观的不能。那刚才有同学问到，我觉得也蛮好提醒大家。 注意的是说，其实不用讲这么多。主观不能的例子是，该权利是存在的，那只是它不是属于出卖人所有，它是属于第三人所有。那如果依照我们刚才的定义的话，就是出卖人虽然没有办法实现该契约，但出卖人以外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真正的权利人，仍然有可能使得该契约内容实现。这种契约我们叫做主观的不能。 那因为它是有可能被实现的，所以这个契约是有效的。我们不会用两两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去论断它，不但有效，而且这个法条上面有规定，它就是属于三百四十九条所要规范的一种太阳我们来看一下。 三百四十九条说，出卖人应该要担保第三人就买卖的标的物，不可以对买受人主张任何的权利。那其中一种太阳就是说，假设你是无权处分他人之物。 你把别人的东西无权占有，比如说一个汽车、脚踏车，然后谎称是自己所有，把它交付，并且移转所有权出卖给第三人。那等到真正的所有权人跑来找第三人，跑来找买受人的的时候，他会对买受人主张说，这个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哦，这时主观不能是属于三百四十九条里面所规范的一种太阳。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出卖人要负担保责任。他说，这个时候，嗯，出卖人必须要担保，第三人就买受买卖的标的物，不可以对买受人主张任何的权利。好，那这使主观不能是属于一种权利瑕疵，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这个问题比较麻烦的是在它的法律效果。 法律效果，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论断它？就是，呃，这个契约是有效，这点倒是没有争议。我说的法律效果，指的是说，这个出卖人到底要对买受人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一点会有不同的看法。怎么说呢？好，假设我们就把自始主观不能，很单纯的把它当作是一个权利瑕疵。那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过，权利瑕疵，因为这个瑕疵是发生在契约成立之前。 所以其实出卖人无所谓可不可规则可言，所以我们要出卖人负的是一个担保责任。换言之，我不管该瑕疵的发生可不可规则于你。我昨天才说，哎，今这个冷气没有那么的冷，对不对？就昨天穿了一个外套就开始觉得很热，今天就变得超冷。 <laughs> 然后我听到同学们的啊臭声此起彼落，好。 你看每一个出风口都在动，昨天没有。好，那第一种，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很单纯化，就说哦，这是主观不能，它就是一种权利瑕疵，权利瑕疵出卖人就是要负担保责任，也就是我不管你关于该瑕疵的发生有没有可规则的原因，你说这什么意思？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某甲呢，他一直以为 A 物是他爸爸有的。 可是他没有具有可规则的原因，所以在他的爸爸过世的时候呢，他就以为这个是属于遗，他可以继承的遗产，因此他就把这个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可是后来他才发现，那根本就是他爸爸无权占有别人的东西。 所以，他关于该瑕疵的发生， <laughs> 也就是关于该自始主观不能歧视的发生，他根本不知情，他根本没有具有可规则的原因。好，那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说，如果你依照严就是很传统的权利瑕疵的法律效果去处理它，首先第一个，它是属于担保责任，我根本不管你可不可规则那只要你没有办法去履行，我就依照三百五十三条的规范。 那三百五十三条的规范，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哦。他说，出卖人只要没有履行三百四十八条到三百五十一条所定的义务，那当然包括像三百四十九条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情况，包括自始主观不能。他说，这种情况之下，买受人都是一关于债务不履行之规定去行使他的权利。所谓一关于债务不履行，就是去准用债务不履行的规范。那怎么个准用法呢？债务不履行的规范基本上有两。 种不同的主要法律效果，一个是给付不能，一个是给付迟延，不完全给付不算，因为不完全给付还是去准用给付不能跟迟延，对不对？好，所以去准用之后的结果就是，如果。 出卖人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去取得该标的物的权利，他没有办法去履行该买卖契约的内容，就是这东西就是属于第三人所有，人家也不让给他。那他的法律效果当然就是准用几步不能，也就是两百二十六条的规范，而且我们只去准用两百二十六条，不准用两百二十五条，因为我们要。 这个出卖人一律负担保责任。好，这是第一种。那可是如果说这个出卖人他可他说没有问题，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是可以去取得标的物的权利。那么因此，在他取得标的物的权利，如果他已经限于迟延的话，我们就去准用给付迟延的规范，让他负迟延责任。 换言之，我在准用三百五十三条的规范的时候，我仍然是去试该瑕疵的情形可否除去，跟不完全给付是很像的，是呃，是该权利瑕疵在客观上可不可以除去。如果可以除去的话，那出卖人必须要加以除去。他在除去之前，如果他已经离呃这个逾越了这个清偿期，也就是限于给付迟延，那他要去准用给付迟延的规范负迟延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客观 上面它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除去的，那它就是准用关于给付不能的规范，然后负两百二十六条的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的责任。好，这是一种最典型的看法。所以同学刚才有问到，我们在回过头来，我们在讲给付不能的时候，我们跟同学准用呃这个。 这个说明过它有三种不同的学说，对不对？你可以回过头来看我们讲义的第十一页，我们讲到自始故不嗯自始主观不能契约的效力，它的效果这边讲的效果，这个契约当然是有效的。我们这边讲的主要是要探讨出卖人到底负什么样的责任，其中有一种责任是担保责任，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你可以把它想写的更详细一点。所谓担保责任，指的是不管出卖人是否与具有可规则的原因。 他一律必须要负一到三百五十三条规定负债务履行损害赔偿责任。那他的法律效到底是去准用啊给付不能还是给付迟延？要看该权利瑕疵的情形在客观上可否除去而定。好，这是一种情形。那另外一种情一另外一种见解就是说。 原则上是没有错，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它是一种权利瑕疵的太阳，所以出卖人要负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但是我们必须要去顾虑到三百五十一条的规范。那三百五十一条其实这个也不用多说，因为本来在认定瑕疵的时候，瑕疵概念就是具有相对性的，对不对？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说过，如果在契约成立当时，买受人就已经知道了有自始主观不能的情况，那当然他。 本来出卖人就不需要负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学者有的学者要希望在担保责任的之下把不可抗力的情况除外，也就是所谓的不可抗力的情。他这边说，如果是呃。 出卖人他没有办法履行该契约，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比如说因为政府的征收，因为其他的法律的限制，而导致他真的没有办法去履行契约。那这种情形我们仍然不需要他负责。所以基本上第二种学说跟第三种学说是很像的，基本上的架构是一样的，只是第三种学说把不可抗力责任把它排除在外。 这是一种看法。好，那我要来更重新，或者是说更补充说明的是，第一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从哪里而来的呢？一个自始主观不能契约，这个契约你在做梦也没想到它可以这么样的复杂。这种契约到底该怎么样去评价它？这个在民法学说上面已经发展了很久，应该是说讨论了很久了。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甲呢，长期的东西，他这个 A 物就是在他家，不管他是什么东西，所以他的孩子都一直以为这就是我们家的东西，一直到他的这个继承人乙是他的继承人。好，他把他这个呃，他继承了以后，他一直以为 A 物也是他爸爸的遗产之一，所以说他在继承之后，他就把它出卖给第三人丙。 那我们说，这个标的物自始至终都是另外一个第三人丁所有，好，只是为乙所不知。那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具有可规则的原因？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结果呢？如果依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关于该自始主观不能情况之存在，我不管出卖人你。 知不知情有没有可规则的原因，你一律都必须要去负担保责任。换言之，你在买卖契约缔结之后，你就要竭尽一切的所能去履行契约。如果你不能履行契约，就算你你已经穷尽一切可能之方法，你根本谈不上任何可规则的情况，你还是必须要负两百二十六条的债务履行损害赔偿责任。所以这种情形，它的这个最后其结果，出卖人所负的责任，你会不会觉得是有一点点？ 过分，好，那所以说有另外一种学者，有学者有另外一种看法，他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没有错。我们说这个自始主观不能的这个瑕疵，是发生在契约成立之前，好，所以在之前我也无所谓可不可规则，但是在契约成立的那一刹那开始，你既然负有债务了。 那我把这种自始主观不能的契约，我就把它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怎么处理呢？就是当你在契约成立之后，出卖人负有尽力履行的义务，不管你有没有自始主观不能，这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债务人就应该要尽力履行的这个契约。于是呢，从契约成立的那一刹那开始，我就刻出卖人一个获取义务。 好，我不管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属于你的，也不管说这个自始主观不能的原因在哪，是不是有具有可规则原因，我都不管。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契约关系已经成立了，那么我就说，你出卖人在契约成立之后，你就负有获取义务，获取这个标的物的权利，然后来这个切实的履行契约。那他们认为，这个获取义务本身的发生啦，等等等，都是在契约成立之后，而且是依照一般诚信原则或交易习惯所发展出来的，它和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实并没有两样。 因此，如果后来出卖人没有办法去获取标的物的权利，也就是该获取义务的不履行之本身，其实跟一般的债务不履行是没有两样的。因此，才会有另外一种学说发展出来，他们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其实不需要做特别的处理，我们不应该用权利瑕疵担保让他负担保责任，那个责任太过重了。 那我们应该是从这个观点，就是克他一个获取义务，而他获取义务之无法履行之本身，还是应该要回复到债务履行的原理跟原则，要看看他是否具备有可规则的事由。如果他是可规则的，他我们认为他没有尽力的去履行这个义务，他才必须要负两百二十六条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果他根本是不可规则的，比如说像刚才这个继承人的情形。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他家的，他根本不具有可归的原因。在契约成立之后，这个丁呢无论如何也不肯转卖。比如说这样，他实在是没有任何的，我们认为他实在没有任何的情形，我们可以可以可以怪他。那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就去准用两百二十五条第一项。 所以才会有另外一个学说发展出来。他说，准用关于事后给付不能，包括它的构成要件。我这边讲的构成要件是包括它的主观构成要件，也就是去看看它是，也就是去看看它是不是具有可规则的原因跟它的法律效果。那这是另外一种学说，那这学说是建立在客出卖人一个获取义务的这个前提之下。 那我每次讲到这个，多半都会一定会有同学跟我说：“老师，你这是从哪里看来的？奇怪，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获取义务这四个字？”那彭彭老师的书上有写，写很多哦，他写的非常的多，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好好的看一看。好，那你说目前来讲，如果我碰到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我该怎么写？ 担保责任说还是多数说，还是多多数的学说，因为它本质上的的确确是一个权利瑕疵的问题，这大概没有办法否认。那之所以会发展出来这个什么获取义务啦，然后再是可不可规则啦等等，都是因为我们觉得担保责任对于出卖人来讲太过苛刻，那而且是一律适用，有的时候欠缺弹性，所以才有后来发展出来这第一种的学说。但是这种问题，你大概看民法总则的书。 债法总论的书，大致上老师们都会提到，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定论，他们一定都会介绍两三种的学说。好，那我们只需要跟同学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两三种学说的出现？不是这个学者没事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起来有自的。好，这是属于自始主观的不能的问题。好，那嗯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如果说它是属于带有他项权利负担，这个比较容易了解。 比较容易了解，而且这个在处理上面没有什么太麻烦的地方。那他项权利负担，其实就是处呃，就是规范在三百四十九条，也就是这个出卖人必须要确保买这个第三人对于买受人不能够主张任何的权利。像我们刚才所举举的例子，比如说呃，第三人有租赁权存在，他就可能对买受人主张买卖不破租赁，那这时候就会违反了三百四十九条的规范。那再比如说，标的物上面有抵押权的存在，结果这个买受人莫名。 奇妙就变成什么物上保证人，这也是属于第三人对买受人可以主张权利。好，那这个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需要去处理的。这个买卖契约是有效的，而且这个出卖人必须要负担保责任。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它的法律效果。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它的法律效果是依照三百五十三条的规范。那不管是属于客观上的不能，这个客观上权利根本不存在。 还是主观上的不能，还是带有其他权利的负担，依照三百五十三条去准用债务不履行规范的结果，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个。 如果该权利瑕疵是可以除去的话，出卖人负有除去的义务。在他除去之前，出卖人必须，呃，应该是准用两百三十一条以下的规定负迟延损害赔偿责任。可是，如果客观上确定该权利瑕疵是无法除去的，那这时候就是准用两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让出卖人去负一个全呃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可以吗？好，权利瑕疵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买卖契约上面的一个规范，呃，以后我们会去比较一下租赁契约会不会有权利瑕疵啊？会，比如说出租他人之物就是一个典型的权利瑕疵。那承揽契约会不会有权利瑕疵啊？会，承揽契约的权利瑕疵很有趣，就是那个最典型的那个例子，就是我去偷人家的瓷砖，然后来帮你施工，那种那个例子就是偷人家的材料，然后施作在我的工作物上面。那。 那个那个时候也会有权利瑕疵，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比较。所以，为什么黄茂老师会写一本《买卖法》写一个这么厚？因为《买卖法》里面很多东西是一个基础，一个一个一个什么什么地基的感觉，就是权利瑕疵的概念，你要先建立好一套，然后在别的东西你就会去做一些变化，做一些调整，就很好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物质瑕疵也是一样，你要先学好一套。 别的东西，别的契约就是做一点点的变化，你只要做把那个变化的部分了解，跟把它记下来了，就很好学。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物质瑕疵担保。 也是一样，从头开始先讲起，先问什么叫做物的瑕疵？好，和刚才权利瑕疵一样哦，它也有一个相对性的概念。那简单的来讲，什么是物的瑕疵，什么是权利瑕疵？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功法上的限制。 一个是存在于这个标的物上面，一个是存在于权利上面。那的确，它会有很多很不清楚，或者是不太容易分辨的地方。那为什么这个实物上面一向都认为说，这个公法上的限制是属于物的瑕疵？因为他们认为这叫做物之效用的瑕疵。好，三百五十四条不是说物的瑕疵分成两种，一个叫价值的瑕疵，一个叫效用的瑕疵。那他说，如果你买到这个土地， 你原先认为说它是一个，就是一般的努力你爱怎么做用怎么就就怎么用，结果后来发现它是一个禁建区，比如说它在航线的什么什么地方，所以你不能盖超过几楼的，超超过几层楼的这个楼房等等。 那他说，这叫做效用的瑕疵，也就是这个标的物。我现在在说的是实物上借鉴，实物上说这叫效用的物质效用的瑕疵，因为这个物不能够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你的使用上面或者它的功效上面是有限制的。 好，可是这种情形，我个人是比较赞成，这叫做权利瑕疵，不叫效用的瑕疵。因为效用的瑕疵是说，这个标的物本身它没有办法发挥一定的功用，在土地上面会存在效用的瑕疵比较少。那我唯一可以想出来的例子就是，这个土地被污染了。 比如说，我本来是买一块农地，就我发现说这个农地早就已经被污染，所以它不能够用来耕作。那这是属于标准的，这个瑕疵是存在于这个标的物上面。可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禁建区，你为什么不能盖？不是这个土地不能盖，而是你的所有权受到了限制，所以那是属于所有权上面权利的瑕疵。好，但无论如何。 这个瑕疵是存在于这个标的物上面，但是它和权利瑕疵一样，它都有所谓的相对性的概念，也就是我如何去认定它是否有瑕疵存在，都是相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的约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这个法条上面也有规范，我们来看一下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 说买受人在契约成立的时候已经知道有瑕疵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出卖人就不负瑕疵担保责任。那这个条文的内容跟刚才我们看过的三百五十一条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好，所以它也有一个这个呃瑕疵的相对性的概念。那再来我们看，那在民法上面所承认的物的瑕疵的太阳就跟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依据三百五十四条的规定。 主要是两种太阳，一个我们叫做效用上的瑕疵，一个我们叫做价值上面的瑕疵。好，那当然在三百六十条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保证品质。不过你要用到这个保证品质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通常限于当事人之间有明示的约定。 也就是因为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之下，出卖人要负比较重的责任，是三百六十条的责任。所以如果你要主张这个情形是属于欠缺保证的品质，通常要限于当事人之间就该品质有非常明确的约定，否则不要随便的去用它。好，就好像刚才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我们再说一次，就是错误的概念是很难理解的。那。 讲了半天，你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好，回去要看八遍，对不对？好，看了八遍之后，你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就是错误只有三种：一个叫法效意思错误，一个叫表示行为的错误，第三种是动机错误。可是动机错误可以撤销的只有两种。 我们讲了好多什么动机跟法效意思具有转换性啊，那都是背景说明。可是其最后结果，如果你要考试，我就跟你讲，你要用动机错误让当事人撤销，一定只限两种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叫当事人的资格，一个叫物的性质，而且绝对不要忘记去解释交易上重要的重要之点在哪里。这个你一定要解释，才表示你懂了八十八条第二项。好，那同样的这个。 保证品质也是一样，你要用到这个调项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好，效用上的问题，其实还可以再分一般的通常效用跟契约预定的效用，那之间的区别，我想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就是契约，如果是有特别的约定，那当然从其约定；如果没有一特别的约定，就依照一般的观念去认定该标的物是不是具有该效果，嗯，这样子的一个效用存在。 这是三百五十四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条文，好不好？他说，物资出卖人对于买受人要担保这个标的物，依照三百七十三条的规定，在危险移转给买受人的时候，没有灭失或减少其价值的瑕疵，也没有灭失或减少它的通常效用跟契约约定效用的瑕疵。好，那呃例子我想很多太多了，我们哎这个物资瑕疵地方，我们好像还放了不少的例题在里面，所以。 呃这个微 d 的时候，大家在家好好看一下。这个讲义的十七页以下有好多的例题，回去稍微看一下。那讲到这个上用的瑕疵、价值的瑕疵、保证品质，我想这些一般会举出来的例子没有什么好这个说明的。我们说明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叫做数量的短少。 那这是实际上真的发生过的例子，就是实务上面曾经过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判决。那王泽健老师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去讨论它。那很巧的是，我也曾经处理过这样子一个例子。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就要讲，然后就还开始回想哇，好多年前在这个事务所工作的的时候。好，我我呃，我只是在我在两家事务所工作过。一开始我就去理律工作，然后在理律实习，然后在理律工作前前后后也蛮也两年，快两年的时间吧。 然后我在念研究所的的时候，徐小波老师就找我去当他的助理，然后我就常常去去那边晃啊晃啊晃，然后去帮他们做一些研究计划。那大家知道李律都接一些很大的 case，但是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很好玩的小的 case，然后通常这个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呃人物，然后呃虽然是很小的一个 case，但是因为是老板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去去办他，就去接这样的 case。然后呢，这个标的物的这个这个买受人呢是一个。 前任的大使，不知道是非洲来的住他是台湾人，就是说台湾派到那边的大使，不是非洲来的那些大使。然后是我们老板的朋友，然后呢，他买了一个预售物要给他的小孩，那小孩真是太好命了，他小孩。 大啦，就不用自己赚钱，他爸爸买给他，好，那你买好买一个预售屋，然后呢买了预售屋上面就写平数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结果等到盖好的的时候，结果呢他就气死了，那个大使就气死了，然后就跑来找老师，然后老师就叫我去去去弄，然后我就去看，我就实实际上去看，他怎么样呢？他本来说整个的平数里面应该是差不多有三十平，然后使用权状是五十平啊之类的，但是盖好的时候里面只有十二平。 <laughs> 而且还隔三房两厅，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我看过全全世界最有趣的房子，十二平哦，三房两厅再加上一个厨房，然后呢，怎么个三房呢？ 那个房啊大概连一个双人床的床垫都放不进去。如果你能够勉强把它挤进去的话，就是一开门就是床垫，然后跳到床上，然后就跳下来。哇，真的是太为奇，真的是非常让人惊讶。你要是到时候那个平数没有算好，你就不要隔间嘛，对不对？那街上也很有趣，他把隔隔成三房两厅。我去看，我真的很想笑，但是客户在那边又不好意思笑。好，那这种数量短小怎么办？ 又是买预售屋哦那那一阵子，那个预售屋出了很多的纠纷，就是盖出来的跟当事人事先所想象的或所约定的不一样。好，那因此还有什么主张？ 我们刚刚说预售屋的买卖是一个买卖跟承揽的混合契约，可是关于权利的这个买卖本身，我们还是去适用买卖啊，只是说盖的品质啦，然后盖的样子啦，是不是符合当时契约的约定？那个部分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承揽。好，那我们就说以买卖来讲，我也给你啦，就是你要买一个房子的所有权，我也给你啦，然后也是按照当时约定就在这个地方啦，然后就在几楼啊，等等等等等，然后哎。 就是数量不一样，那我要怎么样去主张？他并没有几副不能啊，他也没有迟延呐，然后他也没有……那你说这叫不完全几副可以了？哦我们等下再说。那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主张这是一种瑕疵？那物的瑕疵，我说要有效用上跟价值上面的瑕疵，你说这是不是属于效用跟价值的瑕疵？是啦。 就是当数量的短少足以影响契约目的达成的时候，它可以被认为是效用或者是价值。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三房两厅十二平的房子，就是一个呃数量短少，并且足以影响效用以及价值，两者都是。那我还处理过另外一个例子是倒过来的，就是多盖的平数。 <laughs> 他本来说室内，比如说二十八平，然后后来建商盖好了之后，后来我才知道，我处理那案子之后，所以我觉得当律师蛮有趣的，尤其对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大学毕业，然后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然后就去事务所工作，开开开眼界。我后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预售屋的买卖，说什么几平几平使用平数跟使用权状上面的平数等等，都是他们事前那个建筑师推算出来的，就他实际上盖好的时候，公社啊等等不一定。 能够按照他原来推算的方式很精确的去盖，所以建商就主张说，这个当时呢那个使用坪数是二十八坪约定的，可是他们实际上盖的是三十五坪，然后就要我的客户去补这个钱，那怎么办？我客户当然不愿意补七坪，一坪，比如说那个时候也有我我忘了多少钱，五十几万吧。 那还要平白无故的你说七瓶我就要补你三百多万，那我客户就不愿意啊。那建商当然觉得不愿意，开玩笑，我平白无故给你也多七瓶，那怎么办？就打官司啊，就打。 后还没有打完，我就离开，了就突然一下， <laughs>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这个有一些例子蛮好玩的，还有多盖平数的。好，那我们补充一个例子，就是数量的短少。数量短少如果会影响到效用跟它的价值的话，那它也是属于一种物的瑕疵的太阳好，我们把这个物的瑕疵的太阳把它这个解决之后，接下来我们来问，呃，我看看我们先说什么呢好，我们先说其他的要件好。 你是一个菜鸟律师的时候，尤其在大事务所，你最怕做什么事情？做到一个案子，就是说，呃，客户要增资，他们这些上市公司，然后他要增资，他增资的时候呢，他就要交很多的文件给公平交易委员会，给证管会。 然后呢，这些文件他要审查这个这个呃公司大大小小很多很多的文件，其中包括这个公司跟别的公司之间交易往来的文件有没有任何违反法律之处，有没有任何违反任何的法律？这简直就是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然后你根本不知道该从何着手。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在帮台积电办增资案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律师就去了。 我们要做去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把他们公司他们法务成可以想象得到的、可以拿得到的所有的契约，通通把它搬回李律来。好，用用一个大车子去载。然后呢，我一条一条的看。 然后就要开始想有没有违反公平交易法，有没有违反证交法，有没有违反什么什么什么法律的规定，一条一条的看，一页一页的看，没日没夜的看。最后什么时候预约是，一天到晚都在加班，礼拜六也在上上班，礼拜天也在上班。我最长的记录大概是在那边待几个月，我从来没有休过一天假，礼拜天我照样从早上到几点就做到晚上，一页一页看。然后你会很怕，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看。 我有我最菜呀，对不对？就是我最年轻，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看。你又很怕你漏掉了任何一条，被老板抓到那还事少，被证管会抓到完蛋，对不对？那这个整个整个事务所，也没有那么严重啦，但是压力就很大。所以不能漏看任何一个字，不能漏看一条。就这样，整天坐在办公室，尤其是礼拜天，办公室都空空荡荡的，就我一个人在开着灯那边看。 然后就想，我的青春又买回在这个地方了。 <laugh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物的瑕疵的要件。它的要件其实就呃，基本上我们只讲两件事情哦。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瑕疵存在的时点，只要发生在危险负担移转之前就可以了。它和刚才的权利瑕疵又不太一样，我们待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换言之，如果说它是在权利瑕疵，对不起，危险负担已经移转给买受人之后才发生的瑕疵，那是属于买受人要去负担的什么给付危险，那不是我们物质瑕疵担保责任要去处理的。 那是在危险负担要移转给买受人之前所发生的瑕疵，这个部分是我们要去处理的。而且第二个，我们说物质瑕疵也是一样，是一个担保责任，所以不以该这个这个呃瑕疵的发生可归责于出卖人为限，不以可归责于出卖人为限。你自己写哦，啊，我我好了好了，帮你写一下。 好，我想这两个要件应该是不需要再特别的多做说明的啊。 应该是很简单，我们稍微看一下三百七五十四条的规定。三百五十四条的规定，他说依照三百七十三条之规定，在危险移转给买受人的时候，那我想这个概念是比较好的。很多同学喜欢讲说，在危呃在把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前，当然我知道你懂，可是法条上面不是用交付的字眼。首先第一个，他讲的是危险负担的移转。那第二个是说，三百五十四条虽然讲三百七十三条危险负担，但是还是有一些 美中不足的地方，要应该更广义的放大，是所有的危险负担的移转。危险负担的移转不是只限于三百七十三条，对不对？还有三百七十四条，还有我们曾经讲过的两百六十七条，还有其他的条文，我们还没讲的，我们到时候一并的讲。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个部分的描述的时候，你只需要写在危险负担移转于买受人之前发生的瑕疵，好，不限于三百七十三条。那当然更不要写交付于买受人之前，那样的写法是不够精确的。那我们把这个瑕疵的概念、它的太阳还有它的要件讲完之后，我们要先，我们要再倒回头来。 处理一个上位概念的问题，就是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它的立基的基础在哪里？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讲到权利瑕疵的时候，一开始先开宗明义告诉大家，为什么有权利瑕疵的概念存在？因为那个部分的问题是。 在债务不履行，它没有办法处理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权利瑕疵是存在于契约关系发生之前，债务不履行的规范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们要另设一个权利瑕疵的制度去处理它。那同样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设一个物质瑕疵担保责任？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基础三种不同的学说告诉大家。 第一个，他认为说，整个物资瑕疵担保责任只在处理一个对价关系，我们叫对价均衡说。好，通常我会跟同学说啊，这个学说上那什么主观说、客观说，这个无无聊，不要去记它。哎，可是这个是有聊的，这个要记它，这个是重要的。好。 这个是第一种小看法，说这整个这个物质瑕疵担保责任只在处理一个对价的均衡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因为不具备有这个契约约定的效用，或者是不具备有契约所约定的价值，换言之，讲得更白话一点，它就不值这么多钱，所以我要设一个物质瑕疵担保责任的制度来调整他们的对价关系。好，这是第一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他说：“嗯，物质瑕疵担保责任，它就是一个不可抗力责任。” 就是一个典型的担保责任，没有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多的这个这个原因，就是要出卖人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可抗力很重的一个担保责任。不过这个这个学说在我国民法之下可能不太可采，因为我们有一个三百六十条的规定。三百六十条我们是去考虑出卖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可规则的事由，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不是采取不可抗力责任说啊，但只是嗯一并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听。 一听就知道，就就可以了。第三个学说也是蛮有趣的，叫做契约的基础丧失说，也就是它的意思是说，当这个标的物出现了物质瑕疵的时候，当事人当时在缔约的基础就会因而丧失。那我当时缔约基础是我期待拿到的是一台漂漂亮亮的车子。 结果你拿嗯交付给我的车子上面竟然有很多的刮痕，或者已经有很多的损害，那我当时缔约的基础是想要拿到那个漂亮的车子的那个基础就不存在，这叫做缔约基础丧失说。好，那我国的民法是采取什么样的学说呢？我们看一下三百五十九条的规定，我们从法律效果把它倒推回去。 三百五十九条说，买卖的话，因为标的物上存有瑕疵，那因为依照前面五条的规定要负担保责任，买受人是可以解除契约，或者是请求减少价金。但是如果解除契约是显失公平的话，那买受人只能够请求减少价金。好，这个条文是买卖物资对不起，物资瑕疵担保责任主要的法律效果。 而且在主要的法律效果解除契约跟减少价金彼此之间，还可以再分出一个高下，对不对？又以什么为主？以减少价金为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买受人不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解除契约，只有在不会造成显失公平的时候。换言之，如果这个瑕疵非常的微不足道，或者是就是没有超过这个一定我们可以容忍的程度的时候，买受人是不可以解除契约的。 那我要讲的是，因为我国的民法是以减少价金为它的主要的法律效果，所以可以想见的是，我们采取的是对价均衡说。那如果我国民法是采取契约缔约基础或契约的基础丧失说的话，那会变怎么样？它的主要法律效果应该是解除契约。所谓契约解除，或者是说我们对一个意思表示去行使撤销权。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法律行为是可以撤销的，对不对？比如说赠与契约，在符合一定要件的时候，你可以撤销契约，不是意思表示啊。那你去把它撤销掉或解除掉，它最后都会造成一个溯及既往不生效力的效果。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让它解除呢？或让它撤销呢？就是当时我的做这个法律行为所考量的基础已经不存在。 让这个法律行为继续维持它的效力，对当事人来讲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会给你一个解除权或撤销权。可是我国的民法不是以解除契约为它主要的法律效果，换言之，我们不认为当标的物产生物的瑕疵的时候，立约基础已经丧失了。好，所以应该是采取一个对价的均衡说。 那这边我们就在先帮跟同学交代一个一个一个理论上面一个争执，就是我们每一次讲到物的瑕疵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去问到这件事情，就是当出卖人交付给买受人的标的物带有物的瑕疵的时候，买受人可不可以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想要了，你拿回去吧？那他说这句话，你要开始想哦，他背后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开始想。 买受人至于这个标的物的收受来讲，这个标的物的取得来讲，他是债权人，对不对？那他可不可以说，当出卖人给他一个东西，说我不要，而且他不用负任何的责任？那就要看看这个债务人提出这个这个给付之本身是不是合于债之本质的，还记得吗？好，只要他提出这个给付之本身是合于债之本质债权人就不可以说他不要。 他如果说他不要，他就会限于受理迟延，然后就会引起受理迟延的法律效果。所以刚才这句话，其实我只是在问，当出卖人提出的标的物带有物的瑕疵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合于债之本质所为的给付？ 好，那再回过，再往前推想，我们曾经讲过，我如何去判断它是不是合于债职本质有六大面向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大概跟人的问题无关，跟地方没有关系，跟时间没有关系。这叫做给付内容是不是属于同种给付，还有出卖人是不是履行了附随给付义务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有很重大的争执的，这也就是大家在这个学术论文上面，詹森老师写过很多篇的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他有介绍过一个叫担保说，一个叫旅行说，对不对？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这两种学说，它是从这些理论基础可以继续推演下来的，然后我们。 嗯，在打住之后，我们先讲法律效果，然后我们还要再回来再继续讲这个啊。什么叫做担保说？担保说，它在讲的是，前提我们现在处理先处理特定物之债，我们不处理种类之债，种类之债又有另外的问题点啊。那我们先说，撇开种类物之债，我们先忘了它。他说，在特定物之债，一个买受人跑去跟出卖人说，哎，我要跟你买的就是这个茶杯。 不是这个牌子的茶杯，而是这个茶杯。那担保书的看法是，说出卖人就只负有交付这个茶杯的义务，他也只有交付这个茶杯的权利。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算是他后来发现说啊，糟糕，这个茶杯上面有一个瑕疵，但是我没有让出案买受人知道，他可不可以自己主动的很急迫的去帮买受人换一个茶杯？ 不行，因为我们之间所约定的是特定物之债。特定物之债，出卖人就只负有交付该特定物的义务。换言之，只要这个特定物交付给买受人了，出卖人的履给付义务依照三百四十八条这边所要付的交付的义务就已经履行完毕了。 那至于说这个标的物上面它实际上的状态跟契约所约定的不同，也就是这个标的物上面竟然存有瑕疵而为买受人所不知，那这个部分的问题，我们用物质瑕疵担保责任去调整它。但是我们不认为当事人没有履行交付义务，或者我们不认为出卖人所提出之给付是不合于债之本质的，了解吗？这叫做担保说。 那另外一种学说叫做旅行说，旅行说的理论就刚刚好完全相反。他说，即便是特定物之债，出卖人不但负有交付特定物的义务，而且负有交付无瑕疵的特定物的义务。那因为他负有交付无瑕疵之物的义务。 所以，当出卖人所提出的给付，尽管是那个特定物，就是当时买受人指定要买的，哦尽管是那个特定物，但是只要该特定物上竟然带有物质瑕疵，这个时候出卖人就是他提出的给付就是不合于债之本旨的。所以，既然是不合于债之本旨，那买受人可不可以说这东西我不要？可以，会不会引起受领迟延的效果？不会。 好，那我国的学说上面，是采取哪一个学说呢？都有。实物上面呢，大部分都是采取旅行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各位同学，你会说这很重要吗？这太重要了。这个我们到时候用例子或者用国家考试的题目来证明给你看，这有多重要，好不好 所以这个很重要哦，要听清楚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十六页的地方，有一个八十六年的判决，这个判决。 呃，是我找到，我觉得还写的还不错的，还蛮清楚。呃，他写到了我要的东西，但你可以去找到成千上百个类似的判决，他们都在讲同样的文具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呃，物质瑕疵是指存在于物的缺点，依照通常交易观念或等等等，它具你这个标的物应该具备的价值效用或品质而不具备，那就叫做有瑕疵。然后呢，他说三百五十四条有关物质瑕疵担保的规定原。 则上是在危险负担移转之后才有适用。他讲的意思是说，要等到危险负担移转的时候，才来判断有没有瑕疵。如果有瑕疵，买受人才能开始加以主张吧。哦，我们待会会讲。他说，但是呢，出卖人既然有给付无瑕疵物的义务，那买受人也有拒绝受理的权利。就这句话。 这句话就代表着我们实物上面一向都是采取所谓的旅行说的看法。那你说它到底是从哪一个条文、哪一个文句去推演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在德国民法上面，他们有非常清楚的规定。 出卖人负有交付无瑕疵物的义务，所以他们如果是他们不是如果他们采取履行说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德国的债法上面他们新的债法的规范，四百三十三条的规范。这个规范我是参考这个哪一个老师的书上？别忘了？就是。 哦，三十一老师的这个这个论文上面，我把他这个直接把中文翻译，把它翻翻那个抄下来。他说，买卖契约的物的出卖人负有交付标的物给买受人，并且使得他取得所有权的义务。这个前半段和我国民法三百四十八条第一项是一样的，对不对？可是他们多加了一句后面这句话，他说，出卖人并且负有使得买受人取得没有物和权利瑕疵之物的义务。 这句话是我国民法所没有的。那这句话明明白白、确确实实的是采取刚才旅行说的看法。好，所以德国民法上面采取旅行说，我觉得是很很站得住脚的。可是我国民法上面并没有这样子的文句，所以一向就有担保说跟旅行说两种不同的见解，了解吧？ 好，那你说这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是来自于第一个，买受人可不可以拒绝受领？我们刚才说了，那它的关键点在于说，要如何去认定这是合还是不合于在这份就所谓的给付？那另外其他的影响，我们待会再说。 代表别人的法律效果，我们先来看简单的整理一下这个法律效果。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三百五十九条的规定，以减少价金为原则。然后呢，这个解除契约在不会造成显失公平的情形之下，它可以解除契约。那三百六十条的规定是只限于这个出卖人有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是有保证品质的时候，他这种情况之下，买受人可以主张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 嗯，回应了我们上堂课讲过的信赖利益、履行利益、固有利益的这个判断的标准。只要你看到的是债务履行的损害赔偿，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应该是没有问题。嗯，不过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把这个范围稍微再扩大一点。我们看一下三百六十条的规定。 百六十条说，只要买卖之物缺少出卖人所保证的品质，他可以选择不是解除契约或请求减少价金，而请求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哦，出卖人如果故意不告知瑕疵者一同，那这边请求的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是一个履行利益损害赔偿的一个标准的用语。不过呢，我们学说上面呢。 一向认为说，这个条文可以，这个文义上面可以把它稍微扩大一点，把这个因为瑕疵造成债权人所受的固有利益的损害也把它包括在内。 这个概念跟两百二十七条的不完全给付十分的相似。换言之，这个物因为有瑕疵的存在，很可能造成债权人受有履行利益的损害。就像我刚刚说的，呃，上次说的，这个吹风机因为有瑕疵，就一用就爆炸。爆炸之后，那你说这个吹风机就报销了，所以这是属于履行利益的损害。那同时还使得买受人这个债权人的人身身体上面受到伤害，这是属于他固有利益的损害。 那本来固有利益的损害是要用侵权行为作为他的请求权基础，可是为了避免造成他的请求权基础分离，一个用三百六十条，一个用一百八十四条的这样的现象，所以学说上面都把三百六十条的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认为包括自己写哦，瑕疵损害就是履行利益的损害，另外一个叫瑕疵结果损害，指的是固有利益的损害。 瑕疵损害跟瑕疵结果损害。好，那三百五十九条跟三百六十条看起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它可以引申出来几个法律关系，几个这个后续的一个问题。首先，第一个。 要注意到的是，当这个细征的物质瑕疵的情形，同时可以该当三百五十九条跟三百六十条。比如说，他有故意不告知瑕疵，那你就可以选择减少价金啦，或者是解除契约啦，或者是主张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可是要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地方。 买受人只有一个物之瑕疵担保请求权，可是有三种或四种法三种法律效果可以让他主张。我要讲的是这边没有请求权的竞合。有些同学以为三百五十九条跟三百六十条是处于竞合两个请求权的请求权竞合的关系，不是。你因为这个标的物有瑕疵，你只有买受人只有一个物之瑕疵担保请求权，不过它有三种不同的法律效果或两。 两种可资选择，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他们法律效果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类似像选择之债，然后买受人可以选择其一加以行使，但是这边绝对不能显示请求权竞合。请求权竞合的意思是说，有两个以上的请求权才会竞合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只有一个请求权。好，第二个。 这个曾经考过这个题目哦，他考的题目就是说，下面哪一种请求权有除斥期间的适用？下面哪一种请求权要适用消灭时效？那我们要讲的是说，在这个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之下，虽然明知为价金减少请求权，可是它本身是一个形成权，它不是一个请求权，它的性质好。 那解除契约这个解除权当然是一个形成权，这个也没有问题。那三百六十条这个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个标准的请求权。为什么讲说减少价金请求权是一个形成权呢？因为当买受人决定说好，我要举选择主张价金减少请求权，他一向 出卖人为这样子的意思表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会立刻进入到价金减少的阶段。那形成权的性质，它的本身的特质就是，一经这个权利一经行使之后，足以改变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不对？好，所以。 减少价金的请求权一经当事人行使，就足以使得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进入到价金减少的这种状态，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形成权，而不是一个请求权。那至于价金要减少多少呢？这不是买受人可以片面决定的，要双方协议，双方协议不成就只好法院见了。好。 那因为它是一个形成权，这个契约解除也是一个形成权，好，可是三百六十条却来了一个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个标准的请求权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以下的疑问，就是三百六十五条到底要怎么样去适用它？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文的规范。好， 物质瑕疵还有什么检查、什么通知啊、什么的，这些大家回去自己稍微看一下，这不很重要，但是谁知道选择题会不会考？要注意到的是，买受人要行使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之前，要履行这些对己义务，就是检查跟通知。如果他没有履行这些对己义务，会产生失权效，什么失权效？就是他没有办法行使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好，那我看一下三百六十五条的规定。 他说：“买受人，物我们把这条文讲完哦。买受人因为物有瑕疵而可以解除契约或请求减少价金。这个解除权跟请求权呢，依照三百五十六条为通知之后六个月不行使，或者是物交付之后五年不行使而消灭。但是如果是出卖人故意不告知瑕疵不适用之。好，这条文本身没有什么太难去理解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关于。” 除斥期间的规范，为什么？因为三百六十五条所规范的对象是一个是契约的解除权，这个是一个形成权，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价金减少请求权。可是我们刚才才讲过，价金减少请求权的本质是一个形成权，不是一个请求权。所以三百六十五条的本质是一个除斥期间的规范，而非消灭时效。 我们当然因为时间有限，所以不可能这个把民法巨细靡遗的，包括除事期间、什么消息时效，通通讲给同学听。那这边也蛮简比较简单，所以我想不需要我讲。可是有些用语麻烦大家注意一下，用语要精确。除事期间叫做经过，时效消灭叫做完成，对不对？你回去自己看一下这个法条，不要自己乱编或自己乱写。好，好，那。 十五条之所以会被被定位为是一个除斥期间，是因为它所规范的两个都是属于形成权。那三百六十条的部部分怎么办？哎，三百六十五条只规范了三百五十九条的这两个权利，就是漏了三百六十条，于是它就引起一个疑问：是立法者有意的遗漏把它排除，还是一个不小心的疏忽？好，那这边两种学说都有。有的学者认为说，这个是一个疏忽。 尤其是王泽健老师，你看他很多关跟民法总则，尤其跟期间有关的文章，他一个中心的概念就是要让法律关系早日确定，所以他关于这种短期的消灭时效、短期时效的解释，他都会尽量把它扩大或者让它能够适用，所以他认为说。 这种情况，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一个六个月跟五年，要让物证瑕疵的这个法律关系早日安定，而且你越久就越不容易举证。那没有道理把三百六十条的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把它排除在外，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立法上面的疏忽。那立法上面疏忽，我们没有办法去适用它，我们应该要类推适用。换言之，当买受人要主张三百六十条的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候，他的。 消灭时效应该去类推适用三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五年就不能够再行使，而不是去适用一百二十五条的规范。 但是当然有反对说，也有的学者认为这应该是立法者有意的排除，因为他们两者之间的性质就是不同啊。三百五十九条就是属于形成权的规范，所以他用了一个除斥期间。那三百六十条是属于请求权的规范，当然不能够放在一起加以规范，所以这个部分应该要去适用一百二十五条才对。 那你觉得这个谁是谁非？这很难讲。为什么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条文，就让大家回去过你的 weekend 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罗生门。这到底？而且很奇怪的是，呃，三百六十五条在八十八年在编修正的时候修正过，它修正那个五呃六个月的那个，还是五年的五年的时间？但是它就是没有修，把三百六十条给放进去。可是如果说它是有意的排除，那四百九十八条。 为什么又要这样规范呢？好，四百九十八条是关于承揽契约的这个物瑕疵担保请求权的规范。他说，四百九十三条到四百九十五条所规定的定作人的权利，然后一年之内如果他才发现，一年之后才发现的话，他就不可以主张。那我们回头看一下。 四百九十三条是一个标准的物质瑕疵的请求权的规范，包括修补瑕疵请求权，包括契约的解除权，在四百九十四条的地方。那这两个条文都是属于形成权，没有问题。可是四百九十五条是属于什么？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也是一样，跟买卖契约一模一样。 有的是形成权，有的是请求权，可是立法者在四百九十八条就偏偏把它们通通放一起来规范，可是，在买卖契约他就不这么做，你说他们是忘了呢，还是怎么样？谁知道？ 所以这边我们跟同学交代，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三百六十五条可不可以类推适用于三百六十条的规定？我想还是以王泽宪老师的见解为主，大家把这个见解记下来。他认为应该要类推适用。那可是，那你要知道问题的本质在哪里？一个是除斥期间的规范，一个是请求权没有办法直接的适用。好，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